看到滿清在中國大陸導行逆施的惡政治，於是產生惡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嘅的革命思想。今天與中國大陸只有咫尺之遥的香港中國人，把中國惡政治看得一清二楚，應有與中山先生當年一樣的想法，惡為吾人。